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十二月沙漠气候异常寒冷啊，咱们想象着沙漠都是那个高温啊，它是这个白天温度非常高，夜晚非常低，温差很大，是吧？英军坦克畅通无阻，毫无意外通过了义军防线的缺口，英军甚至都不敢相信意大利能弱智到这么一种程度。 这么宽的距离上不设一兵一卒，同时，这个意大利军队的侦察机发现了英军第二编队的大批摩托车队，他们想当然的认为这是英军惧怕意大利的军队正在加强防御，是吧？真是不知道啊，哪儿来的这种迷之自信？但是没多久，他们的意大利梦要被迫清醒。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九号凌晨五点半。 维维尔将军发动突袭，空军首当其冲，所有飞机，甭管新的还是老式的，只要能飞的啊，除了风筝是吧，都上了，全部参战。在坦克的支援下，是吧？英印第四师凶悍的阿三们啊，喊着喊着带咖喱味的口号，是吧？向瘫在这个海岸线上的意大利军队发动了猛烈的突袭，同时英国军舰上的重炮向沿海公路全力轰击。 薄皮儿大馅儿的意大利战车一下就被炸成了渣渣啊！面对这些好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敌人，意大利军队束手无策，乱作一团。哎，但是你别说，是吧？意大利军队也不都是孬种啊，素以英勇著称的。那当然是在意大利军队内啊，以英勇著称的义军将领马里提负伤后坚持指挥战斗，最后英勇战死。 啊！但是像他这样的人，在意大利军队当中，就像熊猫一样稀少，那几乎快灭绝了啊！绝大多数人只是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。到早上八点半，开战仨小时，一切都结束，意大利沿海阵地彻底摧毁。英印第四师伤亡六十三人，抓了两千个意大利战俘。接着，第七装甲师扩大战果，下午就攻破了内陆营地。其实到这个时候啊，义军在人数上是占有绝对优势的。 如果格拉齐亚尼元帅果断指挥，义军不至于一败涂地。但是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，格拉齐亚尼已经吓得是一脸懵逼，六神无主，荒唐的下令全线撤退。意大利军队本来就不想打仗，你你下令冲锋，他都后退；一听你让后退，我靠，十几万大军呐，在三万敌军的追赶下，没命的跑。 一路的向老挝、利比亚就跑，那英军第七装甲师立刻向前推进，攻破了驻有这个三千名意大利军队的一个兵营啊，把这个意大利军队的退路一举切断。到了十二月十号，英军第七装甲师就收复了被意大利占领的这个埃及城市。那两军对这座城市的争夺以英军完胜而告终。 之后更令英国军队嗨皮的这个扫尾工作当中，三万八千名意大利士兵被俘，意大利军队还损失了两百三十七门大炮和七十三辆坦克，第十集团军残部退入利比亚。其实呢，这这个他成建制的指挥基本上瘫痪了。那这个英军付出的代价是死伤五百人。 韦维尔这次经典的以少胜多，被评为二战中最大胆的行动。到此，意大利第十七集团军十个师四个投降，六十四步兵师被全歼。啊，已经瘫痪了的这个意大利军队呢，退入他们在拜尔迪和托普鲁克的坚固据点内，坐等敌人采取下一步行动。其实。 韦维尔啊，他的本意就是想用一场有限的攻势把意大利军队呢赶回利比亚，但是这场反攻的辉煌战果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。那现在的英军已经完全收复了1940年夏天的埃及失利所以韦维尔决定干脆啊乘胜追击，进攻利比亚，并且彻底摧毁意大利军队的第十集团军。12月19号。 英国军队攻到了迪拜尔，开始攻城，两万意大利守军投降啊！当然了，指挥官安然逃到了托普鲁克，啊，吧？就冲这也打不赢，战事一一打，当官的啊，脚底抹油先溜了啊，让士兵卖命。那你想，这帮当兵的凭什么啊？俩礼拜之后，来势汹汹的英军包围了托普鲁克。 尽管这是意大利军队最强大的据点有两万五千守军，强大的炮兵部队和充足的物资啊，在这儿呢算是相对打的硬一点的一场仗啊。对于意大利军队来说呀，只有打与不打的区别啊，没有好与不好，只要打了都能算硬仗，是吧？这个这个这个，所以啊。 到了四一年的一月二十一号，英军第七装甲师和英澳第六师到达托普鲁克，切断了那儿通往周围的所有通套。托普鲁克是个好地方啊，位于这个利比亚的西兰尼加省，是这一地区少有的深水港之一，也是意大利军队补给的关键。每天这儿都有大量的物资卸货。 进攻托普鲁克之前，由于连日来急行军的消耗，英军第七装甲师能够投入战斗的坦克只有十二辆了。所以，奥康纳呢，只能把这个澳大利亚骑兵营和缴获的意大利坦克补充给这个师，维持他的装甲突击能力，来夺取这个港口。如果这个港口夺取了的话，将对英军的补给问题带来极大的缓解。 在这一天的凌晨，英军进攻开始了啊！不过相对以往而言呢，这里意大利军队的抵抗啊，真的是较以往来说呀比较顽强。战斗一开始，意大利军队的火力非常猛烈，但是英军依然坚决向前推进。英军进攻的坚决，终于让义军的本色儿暴露了。哎，行了啊，行了行了，哥几个啊，差不多有个交代就完了啊！演出到此结束啊！演出到此结束，为国捐躯有啥必要啊？ 是吧？回国之后生活还是那么的美好，是吧？谁当皇上？咱不是跟家炒土豆丝儿，是吧？咱咱别打了，那别打了，意面在等着我们，红酒在招手，冰激凌、美人儿、足球，是吧？咱回去浪漫去吧，啊！所以意大利军队很快就崩溃了。到了二十一号入夜时分，彻底崩溃。转过天来，意大利军队投降啊！连城里的海水蒸馏工厂都完好无损的留了下来，是吧？ 港口呢？意大利军队轻微的破坏了一下，啊经过几天的修复，就再次投入使用。战斗当中，两万五千意大利军队被俘，英军缴获二百零八门火炮、八十七辆坦克。英军伤亡非常惨重，四百人啊！十个礼拜不到，整个意大利第十集团军全部被摧毁啊！英国人光战俘就抓了十三万，是吧？ 所以，这个丘吉尔就问前线将领，说：“孩子们逮了多少意大利战俘啊？”啊，这个韦维尔将军得意的回答：“五亩地军官，两百亩地士兵，啊，那是英亩啊，一英亩是和中国六亩地啊，啊，也就是占三十亩地的军官啊，占这个这个一千二百亩地的兵，是吧？一亩地和咱中国六百六十七平方米，你算算，是吧？这这得多少人？” 意大利战俘是模范战俘，绝对不反抗啊，不违反纪律，成建制的在长官的带领下走进战俘营，欢天喜地的这个放下枪，因为意大利军大部分是被逼当兵的，很少有像黑山军那样的法西斯狂热分子啊。当然了啊，这个你要说意大利军队都这么顺从，也是。 不对了啊！有一名被俘的意大利少校就英勇的抵抗过。那被俘之后啊，这个不知道他是鬼上身了，还是还是还是咋了，还是长虱子了是吧？突然间就跑到战俘队伍面前，敞开胸口啊，像古罗马斗士一样高喊：“朝我开火，还我尊严！”是吧？俨然一副大义凛然、准备英勇就义的这个形象啊！不停的重复这句话：“向我开火。” 还我尊严！结果把一个澳大利亚兵给弄火了。你想，澳大利亚人都是什么人的后代？都是囚犯的后代。牛仔端起刺刀就，就冲上去，fuck you 啊！再废话，信不信老子让你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？赶我滚，go out！一听这话啊，这意大利罗马战士立刻怂了，把衣服一穿，乖乖的闭嘴，回到了队伍当中，是吧？所以。 这样的这个轻而易举的这个胜利啊，尽管奥康纳想乘胜继续进军，一举拿下蒂里波利，但是呢，英国的全球战略迫使他改变了决定。丘吉尔下令要派军队支援希腊，北非呢维持现状就行了，是吧？但不管怎么讲啊，这个这次战役呢都是令人惊讶的，尤其是这个。 可爱的意大利军队以超人意料的战斗意志，创造了战争史上最悬殊的战果之一，是吧？所以你我们到这个意大利旅游的时候，这导游都跟我们讲嘛，那导游当然是中国人，跟我们讲说，意大利自从一八七零年独立以来，没打过一场胜仗，是吧？所以这么战无不败，这也是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，是吧？意大利军队的迅速崩溃，让希特勒大为震惊啊！他当然知道意大利军队战斗力是什么水平。 如果他是我们的敌人，我们派十个师对付他啊；如果他是我们的，他是中立的，我们派二十个师盯住他；如果他是我们的盟友，我们要派五十个师保护他啊。这就是意大利军队的战斗战斗水平。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十几万意大利军队居然被三万多英国杂牌军打的是丢盔弃甲。其实他也没啥想不到的，只不过他不愿意去相信是吧？ 直到一九四零年十一月，他还一直以为意大利军队在埃及占着绝对优势啊。呃，当然了，从账面上看，无论人数还是态势，也确实是这样，看上去很美啊，是吧？到了一九四一年的一月，意大利人几乎丢掉了利比亚东部，甚至连利比亚首都底利波利也朝不保夕，太讽刺了啊！希特勒终于认识到了。 他这小老弟在北非也是丢人现眼散德行。德国原本啊拟定给在埃及作战的义军提供援助啊，现在只能缓一缓了啊，运去了也是给英国人用，就别当这运输大队长了。墨索里尼就靠着这么一帮活祖宗搞对外扩张，可想而知啊，那意大利人被英国人打的有多惨，墨索里尼没辙了啊。 再去找这个老大希特勒，大哥，我脸又搁非洲了，您您看这个，哎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了，那但是您还得救兄弟一把，是吧？给希特勒气的已经没脾气了，救急不救穷啊，是吧？您这得到哪哪年哪月？您这什么时候算一出啊？但是生气归生气，从战略上看。 这猪队友要是失败了，那是整个法西斯阵营的失败，会被全世界看不起的。是吧这脸，意大利不要，我得要。于是，一位纳粹帝国的名将被派到了北非。这个人刚到意大利战壕的时候啊，遭到盟军炮击，意大利兵这个立马的趴到地上祈祷。啊我的天哪，god, 圣母玛利亚显灵吧！啊，他生气的对这个。 意大利指挥官说：“二营长，让他们停止祈祷，开始反击，是吧？把你们意大利炮拖出来，回击亚丁的，啊！不能光让中国人拍电视剧用，是吧？你这你这意大利炮，你光打平安县城啊，是吧？你不能打这个这个英国人啊！这人是谁呢？啊，他就是跟曼施坦因、古德里安齐名的沙漠之狐隆美尔。接下来的北非战场就轮到他来叱咤风云、扭转乾坤了。”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